就威胁，一定会拿我的家人，把家人折磨成这样给你看。我真的，我我完全我无话可说。我还有七年陪小波，但是我弟弟这又给弄了十一年。